我们做动作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觉知我们这个动作个动作要觉知。那么在，但是念头呢，经常经常要跑出来。我们说这个念头，让它自然的升起，不要压抑它。那么我念头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去觉知我的动作？我努们一起找这个，呃，觉找这个觉知呢？ 还是改写经验，这两者有区别。我找这个觉知器的时候，是不是压压住了这个念？意思就是，呃，念头跑跑出来的时候，我觉知不到我的动作是吧？念头来干扰了我的动觉知，那么我。 努力去找这个觉知是不是压抑的层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念头来了，跟着念头跑了，然后怎么办？啊，那我去努力去找这个觉知呢？是不是压抑的层面？你说找觉知是不是压抑念头？压抑？压抑的念头。 “独知的意思是刻意的、刻意的在做一件事情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是搞一些是是不是压力嗯。好，嗯。好。嗯。我呢，问啊，我呢， 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 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แล้วเขา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เขา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ใช่เพ่งไหมคะ มันเพ่งรู้ปะคะ ได้ยินปะครับ เดี๋ยวพูดอีกทีหนึ่งเวลาเจริญสติสวมคิด เกิด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ล้วนี่เขาพยายาม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หมแล้วเขา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ไอ้การที่พยายาม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พ่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รับกระตุก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ม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นะ ถ้าไม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มันคิดถึง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ม่ใช่เพ่ง ลับมาปฏิคือ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แล้ว 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 ถ้า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จ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คิด ถ้าเห็นก็เห็นคนคิดที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เราก็มารู้ตัวนี่ใช้ได้ไม่ถือว่าเพ่งเเนนนีี่่่ยผลาาะว念头来吗？嗯，妄念来吗？嗯，你要看到你的妄念来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当你看到你的妄念来了，你马上做动作，让自己活在当下，觉知当下的动作。那老王说，我们现在都是新手，啊，需要一个过程。但是你念头来了，妄念来了，你要能看到，看到是最重要，你能看见吗？好，下面一个问题。 我先看一下，刚才那个女士啊，讲一下。这个这个女士的问题是：眼睛特别累，眼帘垂下，两眼平视前方，如何能放风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啊，眼睛特别累，眼帘垂下后，两眼平视前方。 如何来如何能放才能放松？第二个呢是肩胛骨疼痛，嗯，做手动作手没有力量，啊，三个是特别容易昏睡。 ค้ำไปแล้วคล้ายๆตาปิดลง ปิดลงบ่อยากลืมตาขึ้นนะครับ มันคล้ายๆเมื่อยลืมตาบ่ขึ้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ครับ แก้ยังไงครับ ตาคล้ายๆดับลงแล้วก็ลืมขึ้น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ยอมีได้เป็นได้ตาเรามีแค่แต่ดูมัน 说你呃眼睛一直往下垂，因为太累是吗？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老像说你应该用力的眨你的眼睛，然后让自己的后背坐直，让自己打起精神，提起决心来。 如果是眼睛闭起来睡着了，那是另一回事，那是昏沉。那眼皮抬不起来的话，就尽量眨眨眼睛，后背坐直，让自己打起精神来，让自己啊提起决心。好，啊，那个นอนนอน，แกครับ，นอน。 每个人都昏沉。看见浑浊，那是本初浑浊。看见自己昏沉，不要做那个昏沉的人。看见自己昏沉，但是不要做那个昏沉的人。每个人都昏。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ก็เจอ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พ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ภูเขาลูกแรก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พุ้งซ่านความลังเลสงสัย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ปทาง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กับ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แล้ว แต่ถ้ามันง่วงนั่นพระเจ้าก็เห็นนี่แล้ว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ซะเนี่ย 灰尘很好，灰尘在五盖里面啊。悉达多王子在修道的过程中也会昏沉，说明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。因为你昏沉，因为五代的出现，你才会更加的努力要跟自己拼。那么昏沉出现了，就觉知，不断的觉知。 当你知道你自己婚辰了，你一定会找出一种很适合你的对治婚辰的方法。嗯，你对我把啥都教我，多考稳根筋，没稳路困难算的，就是没过来做呢，然后我呀努力做啥。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ขวางกันไม่ได้ ถ้าเป็นปง่วง 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็นมง่วง ถ้าเป็นปง่วงแล้วก็ก็ผิดไปไม่ได้ ถ้าเห็นง่วงเฉลยแล้วเกณฑ์ดีเปรตดีเปรตดีเปรตดีคือเห็น ถ้าเปรตก็ดีคือเป็น 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ป็น 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งต่างกันตรงนี้ 如果昏沉的时候，你能看见自己昏沉，你能知道自己开始昏沉了，啊，这是正确的。如果昏沉的时候，你就任由自己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，这是错误。嗯。那这三句话，变多摸，某些变没得呢。 เราลุกขึ้นเดินลุกขึ้นเดินเราเดินอยู่เพียงง่วงเอาหน้าล่าหน้าบันละหน้าอยู่เ็นง่วง มองไปทิศเหนือทิศใต้ออกไปไกลก่อนจะมาดูตรงนี้มองออกไปถ้าถ้ายังไม่หายเอาไม่มาทิ้งหูก็ได้ 瑜伽瑜伽有呢啦，佛佛摩克拉德，佛摩克拉德，开始开始。我们建议佛摩克拉德呢，嗯，训练对峙的方法，可以从做手部动作变成出去外面骑行啊，也可以从坐姿坐姿变成站的姿势。 你坐在这儿，你可以站起来做手部动作，啊，不然的话就再不行就出去外面，外面的水怎么样？洗一洗脸，啊，一定会醒过来。再不行的话就要站在外面，啊，往远看，啊，往远看，啊，然后再不行的话就拉一拉自己的耳朵，我听。 你听老师讲过拉一拉自己的耳朵，用力的拉，把它拉到非常疼的情况下为止。 ไหลครับปวดไหล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ก็ยกมือบ่ขึ้นครับ不要成为分歧的人，意思是不要认分不要分这个意思。ปวดไหล่บ่มีแรงอ่าปวดไหล่ไม่ยกมือขึ้นมันก็ยังไม่เคยชินทำไมไม่ใช่เฉพาะปวดไหล่ปวดทั้งหมด 我们今天才第二天啊，这是一定会出现的：肩膀酸、腰痛、背痛、腿痛啊，手都抬不起来了。啊，刚才马和尚说。 以前疼到连吃饭拿筷子都拿不起来，然后时间长了，习惯了，就自然而然不酸了，不疼了。嗯， 就是说，这个开始的那候没这个通常就是说自己找单。呃，那个我不知道这个，呃，如果自己找不到答案。 ดว่า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นั้น พวกเร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 ต้องถามใครไหมว่า ฉันง่ว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ลู่เ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ง่วงก็ดูเองนี่คือว่า 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ฉันง่วงไหมเวลามีสติขึ้นมา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ฉันหมดไปแล้วหรือยังไม่มีคำตอบมันจะรู้เองเนี่ย 然后他说：“你有婚前吗？一点都没有啊。”我我说的不是说婚我知道他举例，会婚前吗？会。那么婚前来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婚前？你知道你刚才说会，而这就是答案。你知道你婚前，重要的谁知道？ ชั่วโมงนี้เป็นฮะงงเขายัง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ครับเออสมมติว่า เราง่วง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ถามใครไหมว่า เราง่วง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นี่นะ那你昏沉的时候，你会问别人吗？问旁边的人说：“我昏沉吗？我困不困？我想不想睡觉？”人คิด 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ฉันคิดหรือยังเนี่ยถามไหมคนผู้คิดก็ต้อง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คิด你的念头来了，不管念头是好的还是妄念，它来了，你要不要问一下旁边的师兄说，我刚才在想什么？เราปวดแขนยกแขนมาขึ้นแขนปวดแข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เนี่ย做了很久的这个手，每个人都是酸痛无力。 你要问旁边师兄吗？我的手酸不酸？你也没看，他说这个就是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你知道你昏沉，你知道你念头来了，你知道你打妄念，你知道你手酸，你知道你腰酸背痛。 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ไม่เวลาถาม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อบแกะวิธียังไงเช่นง่วงทำยังไง ไม่ใช่คำถาม แต่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ต้อง สบการดังพระโมกขลาถาม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แก้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พราะพระโมกขลา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ง่วงจริง มีปัญหา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ง่วง มาคุณถาม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พระเจ้าก็บอกไป ดังที่ได้บอกไป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นี่น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ม่ใช่คำไม่ใช่คำถาม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เรา佛陀时代，舍利佛，啊，舍利佛是最容易昏沉， 第一位，啊，那么这位同志去问佛陀：“怎么样我才能不昏沉呢？”啊，佛陀的回答就像我刚才给你的解答一样，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，自己去看，自己去知道，自己去觉择。另外 ที่ว่าหลวงพ่อว่ามีคำ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ก็คือว่า เรารู้ด้วย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ถามใครให้ให้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นบอกว่าอ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เรา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ไรนี่คือคำตอบของ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จอทั่งพอเราเห็นคำตอบเห็นอาการ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รื่อยๆอย่างเรื่อยๆสุดท้ายปัญญานี่คือคำตอบระดับหนึ่งแต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ในนี้คือคำตอบว่า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กิดอะไรขึ้น เรารู้ตัวเองคือคำตอบคือมีสติ 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บอกว่ามีแต่คำตอบก็คือว่า เรารู้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ย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然后他讲的呃只有答案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清楚知道每个当下，在自身上出现的任何状态状况。แล้วการที่ พอเรารู้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ของเราเรื่อยๆ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จนถ้ามันสะสม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กลายเป็น我们在我们在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当下就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不停的在当下清楚的知道，这个积累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就会产生一种智慧。เหมือน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เหมือน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บอก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เวลาเราอ่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เราอ่านไปทีละหน้าทีละบรรทัดนี่คือคำตอบ คือความรู้ที่เราได้ทีละทีละบรรทัดทีละหน้าใช่ไหมพอเรา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เรื่อยเรื่อยจนถ้ามันจบก็หลุด就像我们在看书一样，哎呀，我们看书一样啊，你要把这一页书看完，要一行一行的看，要一行一行的看，你不可能一下就读一看了一眼就读一天，你要一行一行一行一行，看到最后一行。 结束。嗯，家宾你好。有人说，十三个停是为了把十四个动作分开。有人说，每个动作的动与停是联系在一起的，绝句的动，嗯，应该马上绝句停。这两种说法，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？ 五十对三。对，有人说，洞中弹的十三的停，就是停顿，是为了把十四个动作分开。停的作用是为了把动作分开。有的人说，每个动作的动与停是联系在一起的，觉知的动应该马上觉知停。这两种说法。 哪种说法对呢？เวลาเรายกมือเวลาเรายกมือจะมีไหวไหวกับนิ่งตอนเรายกมือจะมีไหวกับนิ่งคนนี้เขานับว่าสิบสี่ท่า

就是为了把这四个动作分开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一种说法呢？有人说每个动作的动和停是交融在一起的，也就连在一起的。嗯。觉知以后，觉知的动，的动马上觉知停。这两种说法哪一个对？觉知的动，马上觉知停。 这个就是一种做法，还有一种做法是，就是说，呃，动中禅一共有十四个动作，但是一共有十三个停，这十三个停是为了把十四个动作分开，不要把十四个动作连在一起了。把十四个动作分开。我问的意思是这两个问，这两个说法有什么区别？但我会表达很清楚。哪一？ สิบสามเม็ดเพื่อ็คแยกสิบสี่ค่าแล้วถูกต้องไหมคะพี่อิงเวลายกมือครับ เคลื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ิบสี่จังหวะไัมครับสิบสี่จังหวะ ในขณะที่ ระว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มันมี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หยุดนิ่งสิบสามเทียเพื่อนว่า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หยุดนิ่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แยก ไออา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แม่บอครับแต่ ถูกนะครับแต่เพิ่งคล้าย ๆ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เพ่งจ้องไป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ว่าต้องมีเคลื่อนต้องมีหยุด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เป็นยังเป็นแต่ลู่เฉยลู่พอใช่ลห่ลู่ลู่ก็ถูกแต่แต่ให้ดูลู่ลู่ลู่ลู่อย่าไปนับต้อง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ย่าไปนับต้อง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ตรงไหน thôi đúng không ánh mắt nuôi cơ nó đừng xuống đó đi à hộp chết chết đó tiếp quên xuống đó gì nắm ở đây đẹp bê tông nắm 哎，它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นับเป็นตัลู่ลู่ลู่สี่ลู่。不要去研究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都不用研究。那现在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了，我们就不断的觉知、觉知、觉知。大家做一遍，你看啊，是十四个动作，但是你要知道。 知道，刚才讲的是十四个知道，只要你能做到十四个知道就 OK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说，是不是要确认第一个动作停下了，然后再做第二个动作？是否要确认？一定要确认前一个动作停下了才能进行后一个动作。我是这个意思。 นบอกว่าเ่าพลิกมือ ต้อง ต้องให้รู้ชัดก่อนว่าหยุดแล้วค่อยยกไหมแบบนี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ครับอย่าไปรายละเอียดปัญหาทำเฉยๆให้รู้เฉยๆก็พอละบางคนม่ลาหยุดรู้นี่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ว่านี่นะไหวนิ่งไหวนิ่งไหวนิ่งตัดออก 连那个没得，撸撸没得。要不，要不后来那件。太细了，太细了。啊，别研究了，太细了。啊，只是知道，知道十四个知道。啊，老公，别十四个知道。 也不用去研究到底是几个，但是你的动作会做了，就很棒。你知道你能知道了，就很棒。了，下一个问题是，呃，我担心的发育，看到他，知道他，但是不成为他，不跟随。这个先生问题是，这么宝贵的开始，可是我做起来非常的困难。 能够理解，但是做不到怎么办？ ฉย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ถู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ำได้ เห็นทำไม่ได้ เห็น 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ด้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ม่ได้ ไม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นะถึงว่า เราเราไป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ด้ 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ม่ได้ 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ด้เป็นผู้ไม่ได้ 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ำได้ 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ำไม่ได้ แต่อย่าเอาจริงกับเรื่องได้ ไม่ได้ 三倍。嗯嗯嗯嗯。你的问题很好，啊，这也是所有在修行的众生同样的问题，啊，可能在座的几乎没有几位能做得到，都跟你们，这就是修行，但是啊，重点在一定不要成为那个。 想要做到或者没做到的人，可是我却感到很难做起来，很困难。老丈说：“你想要做到，不要成为那个想要做到的人，不要成为那个做到和没做到的人，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当下的修行。” เขาเขาสงสัยประมาณว่า เขาเข้าใจอยู่ครับว่าเห็นกับกับเป็นต่างกัน แต่เห็ดจังใดค่อย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ได้แบบนะครับ อัดไปหาดไปยกตัวอย่าง ยกตัวอย่างรบก็ล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แหละมีคนหนึ่งเขา ดูท่าทา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หลวงตาเลยไปถาม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หนู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ขาเครียดง่วงนอนเรียนยังไงก็ไปได้คิดมาก หนูเครียด หนูเครียดหลวงตาก็เลยบอกว่า น้องตาบอกให้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ครีย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ครียดถึง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ครีย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ง่วงถึงเป็นผู้ง่วงถ้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ง่วงถือว่าไม่ถูกต้อง ถ้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ครียดถือว่าไม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ครียดดูดีๆ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เลยเอาให้เขาตอบมาตอบไหม เขาตอบอีกว่า หนู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ครียดแล้วนี่คือว่า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 หนูเห็นมันง่วงเออ นี่ พอ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ครีย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ง่วงหน้าตาก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ขึ้นมา举一个例子，啊，在他网站寺院也是啊，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跟你年纪相当的一个女居士， 哎，修的昏尘，有一天，老和尚去问他说：“啊，嗯，你修怎么样啊？”然后他就脸瘦瘦的说：“我心情很不好，我心情很不好，我常常昏沉，我腰酸背痛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我每天都教你看到他 不要成为他，不要跟随他。你重新回答，你会不会？啊，这个女孩子非常有智慧，她就重新回答了一次。她说：“哦，我看见他心情不好，我看见他昏沉，我看见他腰酸背痛，我看见他很苦。” เวลาไม่มีเลยนะแล้วดีเลยอ๋อเขาอออีกหนึ่งคำถามครับเขาให้เวลาแค่ครึ่งชั่วโมงเขานี่หมดเวลาพอดีู่สองอีกคำถามครับ อีกคำถามได้ไหมอีกคำถาม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บขอตัวได้ไหมจะถามกันครับหนึ่ง的时候，呃，我发现 ยกมือเวลายกมือพยายามไปดูที่จิตพยายามมาดูที่จิต พอพยายามมาดูที่จิตนะมันก็เลยออกมา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ค่ะ ความคิด แล้วพอม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มือ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มือไม่ได้พยายามไปจ้องที่จิต 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น้อยลงค่ะ ถูกต้องไหมคะ บางที ยกมือไปครับ แล้วคันนี่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กลับมามาดูจิตเจ้าของแล้ว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ั้งโผล่ขึ้นมาหลายเลยครับ แต่ขั้นตอนที่ว่าว่าใส่ใจจิตเจ้าของสนใจการพลิกมือ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มือนี่คร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หน่อยลงแบบเนี้ยถูกต้องปะครับถูกต้องครับ刚才说的很好，啊，那么。 后面说你注意在这个手的动作上的觉知，这个念头就有一定的间隔了。老话说是正确的，前面一个不正确，后面一个很好，正确，活在当下是正确的。嗯。今天荒唐洪老师非常专嘴，也不让任个人看。 我们要做的是，啊，努力的觉知当下的动，当下的每一个动作。那么，这个呃，需要的词是偷偷的，用心偷偷的去想一些什么事情。你在觉知。 啊，觉知力很好的时候，你会有看到，好好的活在这个当下，每个动作上，不要去故意的瞪着，瞪着你的念头看，你要做的是好好的做这个动作，觉知这个动作。嗯， <coughs> ตู้สรุปก็หน่อยเขาเวลาต่อยก็หน่อยน่าใช้เวลาแล้วก็มโมงการต่อก็นานเวลาสามเดือนปีไม่พอนะควร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หนื่อย่าวันวันหน้า มี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ก็ดีนะ เอาสักชั่วโมงมีมีทุกวันครับหกวันเลยครับ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น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หาอะไรละเอียด 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啊，啊，会有很多很多的啊情况啊、境界呀啊出现，不要太细了，不要太细了啊！现在已经教过大家了。 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是吧？嗯。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让心来跳，让心来跳，不要在思维中，不要在思维中找答案，要在不断的觉知中。 看到答案，不是用大脑去思维答案。思维的答案，我刚用的词是没有用。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 จะเพิ่งไปห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อ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ก่อน แม้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ผิดเป็นถูกก็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 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ผิดมันถูก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ถูก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ไปก่อนเถอะ 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เดินทาง เราเดินทาง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เหน็ด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วลา 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เหน็ด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วลาพายเราจุด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ถูกพาให้เราทำ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ผิดพาเราเกียดข้า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ให้เห็นไปก่อนรู้ไปก่อน我们就在这条修行的路路上呢，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前冲。 这条路上呢，有很多美丽风景，也有很多不好。啊，如果你在这地方休息、停下来，了，很可惜。啊，觉知、觉知、知道、知道，不断的向前觉知，不管什么念头来、什么境界来，都暂时把它放下，不要理它，往前冲。 往前走，不断的觉知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当下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。เออถ้าวันพุธนี่พอชั่วโมงเดี๋ยวจะไปวัน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หรือจะวันนี้เลยหรือต่อเลยก็ได้ครับอ่ามัน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เลิกเลิกหามนะคร โมงเอาะฮาเวลาห้าโมงจบปารมณ์เดี๋ยวไปห้าโมงครึ่งเวลาเดิมแต่แต่ต่อไปอีกครึ่งชั่วโมงครับมันจะทำแล้วอันนี้ยังตีโมงกว่าต่อต่อคือไม่ก็ได้เดี๋ยวในหนึ่งกับสี่โมงครึ่งกับพักสี่โมงครึ่งกับพักครับ 只是希望大家只是问有关实际修行的问题，比如说哲学问题、比如教理的问题，最好不要问。比如说练习这个方法能不能成佛，这种问题不要问，因为这个问题即使你得到答案，像老和尚说的，也是没有用的。嗯，尊者你好，我。 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就是人痛苦是因为没有看到念头，是吧？但是就说是如果这个念头它是持，就是这种苦是持续不断的，就是这种虽然看到，但它是持续不断的，那你怎么样摆脱它？ 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เขามาเป็นลูกโซ่มาไม่หยุดค่ะค่ะคิดตลอดเลยก็ใช้คำว่าหมาย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ตื่นม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ทีนี้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มีแต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ีแต่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ขาเขาเข้าใจว่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ไอ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ี่ทำให้เกิดทุกข์อะ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ครนี้เขาก็เลย มันแล้ว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ลอดเลย มันก็เลย อีแก้จังไหนครับ ประมาณนั้คิดมากอะครับ คิดควาคิดที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อย่าเพิ่งไปหาคำตอบมันให้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 เนื่องป็นจุบรรทุกให้พบพบพบาคนคิดไม่ไม่จริงจังแต่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่อนอย่าไปปิดลบตัว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ใจนั้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ังขาร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 不要去相信它。念头都是假的，念头都是假的，因为它是假的，所以我们很苦。念头带着我们，苦了多少生多少生。那暂时不要寻找这个答案，如何能从这个苦，如何能从这个持续不断的念头里解脱出来？你只是活在当下。 已经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告诉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，知道，知道。当你的功夫见长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答案。现在怎么讲都没有用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一个志愿者站起来，就在做的时候，就是在练习手部动作或者进行的时候，自。 走不动的时候，呃，自己感觉没有念头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妄念，眼泪呢却不停的流下来，这种现象对不对头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不是？啊， ยกมือแล้วน้ำตา ยกมือแล้วน้ำตาไหลครับ แต่บ่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ลยครับจะมีการ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ปิติ น้ำตาไหลขนพอง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แล้วก็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บางคนก็เป็น感 嗯，清清楚楚。啊，感觉感觉，没没有过程。对，所以也很难过。啊，说这是很正常的，有的人有眼泪，有的人还不停的笑。这是很正常的，很多人都出现这种。 หลวงพ่อจบแล้วมหมครับ ตอบตอบจบพูดดูเลยเลยเสร็จ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เออเออเป็นภาษาก็เวลาน้ำตาไหล ภาษา ธรรมะ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ิติขนทองสยองเก้าก็ปิติ เบากายเบาใจก็ปิติ 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ผู้ปฏิบัติ แล้ว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มีสติเรื่อยา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出现了啊，不要理他，没关系啊。这个呃，刘延慧啊，在 弟弟，弟弟就是法喜，法喜啊！你觉得念头几乎没有，很清楚啊，然后有一点轻安，是吗？啊，就是一种法喜啊，没关系，好的，来。 觉知手，呃，觉知手在动，但是不要把心放在手上，也不是在心里面磨练手在动。动现在就是请师傅一个比喻，就是怎么理解？就是解释一下。啊，解释一下。还有一个，如果不把心放在手上，把心放在哪儿？就是。 ไเอาใจวางที่เท้าใจวางตรงไหนคผมผมสอนว่าว่าให้เอาเพ่งเอาใจไปอยู่ที่ฝ้าเท้าแต้นี่สมมติเวลา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นี่ต้อง ใจเวลาคอยรู้สึกกับการเดินนี่ต้องเอาใจวางไว้ตรงไหนครับกับรู้จึกตัวก็ใช่แต่แต่แต่แลเอาเอาตรงฝ่าเท้าเหยียบไปยกออกอันนั้นนจะเป็นการกำหนด ลายตัว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็นเป็รู้รู้อยู่เฉยรู้นี่เป็นมีหนังไม่ต้องจับมือรู้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แต่ว่าที่รู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คำคือที่ว่าใจเย็นครับมีการจับจับแน่นเลยไอ้รู้คือ如果你的心照着你的脚上，当时是教经行的时候讲的是吗？不要把心放在脚上。 如果你的心放在脚上，刚才老师做了一个这样的比喻，就是这样，用力的去抓紧它，很痛。试一下，大家都试一下，用力的去抓紧它，把你四个手指手手指头给它捏断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那么刚才老师就说，要这样。 不是这样，知道，知道，不是这样，轻松的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一次知道一次。这个意思是不要把心紧紧握在肢体上，明白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始终握在握住握住肢体还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你的脚在动，对吗？你的手在动。 轻松的觉知这个动，而不是专注在紧张，非常紧张。紧绷的专注在我的手？不是，这是中国有一句那个话叫“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无所住。要是心在某一个部位上，那就是有住了，不是无所住了。 也是一样，骑自行车也是一样。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晃来晃去，嗯非常紧张，还是会晃来晃去。当你骑会骑了以后，以骑得很自如，就不会晃来晃去。你还没掌握这个方法。他在老上最最简单的告诉你。 就轻松了，就知道啊！我们今天才第二天，过一段时间，你会知道的。嗯。走路，走路，走路，走路，每天走路，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想着跟你宗老师讲的一样，因为看见，因为你看见他。而不是你。 进到里面去，不要住在里面，而是能看见它动动动动动动，你能看见它，而不是住在。

重要的是，当他呃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一来，你知道吗？一知道，马上回到他，回不来。 ที่เราหลงก็คือพาให้เราคิดเรื่องอดีตเรื่องอนาคตนี่คือ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ขา แต่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คือ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ขาทำ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ขานะ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ขาไม่เครียดเขาแต่เราทำ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คือ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这个烦恼习气呢，它有它的责任，它有它的工作。烦恼习气的工作就是要把你拉得越远越好，你不修行它才高兴，你不成道它才开心呢。它是这是它的工作。那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责任 学习，学习不断的知道，知道不断的改变自己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他做他的，不要理他，我们来做我们的。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ที่บอกหนูแมวใช่ไหมเราทำหน้าที่เลี้ยงแมวให้มันโตขึ้น 大家听说过嗯，龙波田尊者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吗？就是猫和老鼠的比喻，把老鼠比喻成妄念、烦恼习气，把猫比喻成学习。 那么呢，我们只养猫，只养猫，只养猫的意思是，只把猫养大，培养猫，只培养绝技，因为老鼠就是那样啊，我们不想办法去改变老鼠，我们努力在猫上下功夫，在绝技上下功夫，把猫养大了，老鼠看到就跑，自然而然就跑掉。 师傅好。嗯。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，他呃做做做着之后，他是那个身体不由自主的那个幅度，手的动作会会拉大。然后拉大的时候，昨天就有有有一个那个法工就提醒我。 说那个手部动作是是是有一定的范围的，但是我想是因为呃我自己我自己能觉察我手部动作拉大了，而且那个时候是拉大之后自己的身体是，就是他很很习惯性的就是觉得很舒服，但是也很清楚的觉知到自己的手部动作轻松吗？呃，很轻松，但是会有人提醒我说说说这里跟我们的传承不吻合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后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我保持决心啊，而且。 我当时以为你昏沉，故意抬高，所以要不昏沉。我不是，是在动作自然而然的就变。成这样。他他自己他自己上来的，而且全身是非常的放松，而且很舒服。好，我买，头有木有？看，看有木有？有，再来有花花绿绿，有有花有木有？大家有你，有？但话慢慢因。 สบายมาก ชัดมากค่ะไม่มีม่วงไม่มีมีทุกสิ่งไม่มีม่วง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แต่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พี่ตัวมทำยก ยกมือแล้ว แล้วสบายครับ สบายใจบ่ง่วงอย่างเลย แต่บางทียกไปก็ ยกสูงแน่แบบนี้ครับ แต่ยกก็สบายบ่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บ่มีความง่วง ได้ประมาณนี้ประมาณนี้หรวอบางทีก็ยกสูงบางทีก็ยกต่ำไม่ถ้าพอปั๊บเป็นอาแล้ว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ท่านั้นบางทีนะไปเท่าเขายกได้เขายกตามจะมาตลอดเขายกตามตลอดพอจังหวัะสมังเสมอมันก็เลยเป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บริหารส่วนนี้ส่วนนี้ บริหารหัวใจต้นคอยกมือนะยกมัวมันจะบริหารหน้าอกเขนต้นคอบอดด้วยอันนี้อันนี้ถ้ามันง่วงถ้ามันง่วงเลยถ้ามันง่วงทำนี้ก็ได้ 昏沉的时候就要这样做。昏沉的时候，大家。我以为你是来昏沉。有些人做一做就这样了，那么你就，把手抬高。让让给师父、 จับจังหวะ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ู่ได้ใจตัวเองมอทำตามหามาใช่เองอย่าไปจนหามาใช้เยอะแยะอานีบทที่ทำให้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นี่มี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กลับมากลับมา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ดเ 二三四五，啊，对对，对，懵对懵。想办法用这个办法来对峙灰尘，很好。嗯，那刚才嗯这位老师说，嗯，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嗯，不要跟他的节奏一样。 就会好。您是不是故意在跟他的节奏一样，跟着他的节奏？有时候可能是那个离得太近，他从他无意识的，因为因为眼睛我要往前看，他有时候是无意识的，但是我的觉知在我自己身上。他的意思是，嗯，老师的意思是，因为你非常规律的这个节奏。

就做，单手拿起来，放中间，像外国的那个姿势，对，对，抬起来，啊，回来，打开，放下。 第二的话，想知道初步实是见人。对不起，刚才不清楚。呃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说这个动作这么简单的动作，怎么可以做到？怎么可以？怎么会能够滚面团跟面印？滚。 念头我听懂了，前面一个什么念头？就是你在做动的时候，你会体会到它可以把念头翻滚来，可以把习性翻起。来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它同时就可以念两头，一手过去，可能就能灭掉。在普通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念头会很多，你可为或很多的翻出来了，是吗？是一同时你可以感觉到就是。 长腿小妹头，骑着半路的面。就停了。对对对。那问题呢？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里？为什么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。คนนี้ถามว่าทำไมท่าง่ายๆสิบสี่ท่าเนี่ยทำไมทำให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อกมา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แล้วก็ทำให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นี่ยเวลายกมือปั๊บมันหยุดได้ทัน ันดับได้ทันทีคิดออกมาเยอะๆทำทำไมเวลายกมือสิบสี่ท่าท่าง่ายๆครับ พอยกไป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มันออกมา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 แต่พอ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ครั้งหนึ่งทำไ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ดับได้ทันทีเลยนะครับก็ถูกแล้วถ้ามันคิดถ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ผิดแต่ถ้าเกิมันคิดเราลยรู้กลับมาตัวคิดแท้ๆ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ได้ อย่าไปตังเกียจมัน 如果呃你一动，你的念头能停下来，是非常好的，是正确的。ไม่ใช่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ไม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ขณะที่ยกมือปกติคนทุกคนก็คิด คนทั่วไปก็คิด แต่เขาไม่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ว่าตัวเองคิดพอเรายกมือ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ห้องมีเครื่องรู้ 就说，嗯，我们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，嗯，很多人可以做得到，就是说，一边观身，可以把心念、心念、妄念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么，很多没有在修行的人，没有在修这个法门的人，他没有在。

说，呃，外国有一个科学家，他研究过，啊，一天，啊，能想出，啊，六万件事情。六万件事情，我们每个人。 在一天能想出六万件事情。人，但没知道自己在念头里，已经很长时间，那么就出不来，陷在里面出不来。 那我们在修了以后呢，我们才知道，哦，自己的念头这么多，啊，那么要让它出来的方法就是当下，当下知道知道。嗯，知道。 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 เรารู้เท่าทัน แต่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เรา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 เราคิดได้เรา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ว่า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พื่อไม่ให้มัน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ะไรดับพอทำมาเยอะๆพอทุกคนมันดับดับมันได้ พอรู้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，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หายไป。รู้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หายไป。我才会刚才，嗯，那位师姐讲的灭念头，啊，就是不是灭念头，啊，不是灭念头，是看到了念头，念头自然而然停下来，啊，不是灭念头。如果故意要去灭念头，怎么都灭不了。 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คล้ายๆไงสมมติ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นาฬิกาเนาะ ถ้าเราไปก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ราไปด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หมือนเราปิดไว้ ปิดพอ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วแล้วก็ปิดไว้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รู้ท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็นไปปิดมันไว้นะ แต่เรารู้ทันเราก็วางมัน รู้ทัน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มันพอ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หม่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มันมันต่างกันนะ การทับแบบนี้กับการวาง 来手里师傅手里拿的是，一只啊表，怀表啊。他说，啊，这个就是烦恼、念头、苦，就在这儿。一般的人啊，就用力的攥着它。那么，知道如何修行的人，就看到它，就把它扔下去。只要轻轻一翻手，它就掉下去。 วา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จะหลุดไปทีละอย่างทีละอย่างทีละอย่าง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苦、每一个烦恼来，轻轻一瞪眼，它就掉下去。พอสมคกรเนาะพอสมควรเนาะไม่บอกยัง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อะไรค่อยๆเราก็ถามอีกต่อไปยังมีการ今天才第二天，大家的这个经验的积累还没到火候。 啊，放下你的心，好好的实践，啊。等会儿几个人呢？啊，来一个。好多时间了啊。十块钱，就变成说的，我们来，出来，到后面呢，就买图和我们一起，来睡觉。 我们要下个决心啊！每一位都要下个决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为我这个念头苦；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为我这个身。 就是再也不会辛苦了，再也不畏辛苦，要下这么一个决心，然后放轻松的练习啊，去练。念头是好东西，开悟就是要用它来。 ก็แต่เราเห็นผู้เจ้าสอนเราเห็นนะ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เห็นกาย来了了看见เวทนา不不跟随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来了了看见不เห็นอาการต่างๆ านมาแล้วผ่านมาเรา无常，怕老魔，不停ท开，不停支开，不要成为无常的那个人，不要成为苦的那个人，不要有一个我在。ต่อไปล้ามันจำนานเป็นศิลป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แก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จ็บเห็นมันตาย ไม่มีแก่ไม่มีเจ็บไม่มีตาย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 一般人都说我们有生老病死，所有正常的人就会发现，我们能看到他生、他老、他病。